第四十八集，男人不悦皱眉，回忆起油虫的身高与体型，很快又释然。只是令他意想不到的是，下午看见林和熙坐在男朋友怀里的模样，还以为是只乖巧软糯的猫仔。此时再审视起来，他不得不承认，竟然是自己看走眼了。面前的人似乎比乖巧的猫仔还要桀骜不驯一点。 愈发感到男人和女人的不同，他渐渐兴奋起来，抬手撑在林和熙脸侧的墙上，暧昧又露骨的暗示。时长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体验。你的男朋友不解风情，我不会。仿佛有所触动，林和熙似真似假地叹了口气：“是啊，和直男谈恋爱可真没意思。” 男人又一次笑出声来，垂下头要亲她的脖子，语气低至近乎亲昵和蛊惑的呢喃：“你放心，我比你男朋友有意思多了。”林和熙站在原地不躲不避，从容不迫的将全身重心压向左腿，然后低下眼眸，目光精准的落向对方身下的位置。 洗手间的大门猛然被人撞开，尤崇单手拎着告示牌走进来。看清男人压在林和熙身前的姿势时，他举高手中的告示牌，嗓音里裹着明显的冷冽和怒意：“我看是你亲下去的嘴巴快，还是我手里的东西砸下来更快。”男人惋惜地停下动作，林和熙也同样遗憾地落下已经抬离地面的右腿。显然，比起林和熙。 男人更加忌惮他的这位正牌男朋友，倘若和对方正面起了冲突，男人甚至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在这场架里占到上风。他从林和熙身前退开，朝尤崇摊手道：“他是自愿贴上来的。”林和熙闻言，低眉顺眼的走到尤崇身后：“我是被他强迫的。” 男人不慌不忙的冷笑一声，从口袋里摸出正在录音的手机，放出自己与林和熙的对话给尤崇听。倒是没料到对方竟然会录音，林和熙唇角轻抽，一时间竟有些无言以对。却没有想到，即便听到是他与那人之间假情假意的对话，尤崇仍是有些动怒，丢下手中的告示牌，拎住男人的衣领，声线冰冷的开口。 不是让你嘴巴放干净点吗？男人神色微恶，丝毫没有想到面前的人被男朋友戴绿帽子，却反过来找自己麻烦。短时间内，他竟然有些反应不过来。同样怔住的还有林和熙自己。原以为对方会因为自己顺口编排他的事而不高兴，然而对方没有。林和熙忍不住抬眸望向游虫的侧脸，对方这是在为他出头。 林和熙心无旁骛的想，心中却像是被拨乱的琴弦，微微动了动。下一秒，他收起满腔思绪，面容淡淡的走向那个只顾着忌惮油虫，丝毫不将自己放在眼里的男人。羊拳重重砸在对方脸上，男人被揍倒在地，颧骨立即就高高肿了起来。林和熙微微低头，朝他露出笑容。 你忌惮我男朋友做什么？真当我的拳头比你软吗？对方那声“我男朋友”叫的极为顺口。尤虫虽然当时没有出声反驳，待两人收拾完那人出来，他仍有些耿耿于怀，转头就找林和熙秋后算账。你那几声男朋友叫的还挺顺口，是他要先入为主，以为你是我男朋友的。林和熙不紧不慢的开口。 你也可以不要对号入座啊！尤虫嗤笑一声：“切，我也不想对号入座，难道不是你先叫我的？”林和熙道：“你也可以当做我不是在叫你。”尤虫毫不客气的反问：“现场一共只有三个人，你如果不是在叫我，还能是在叫谁？”林和熙想了想，缓缓扬唇道：“你可以当做是。” 我在为我未来的男朋友提前做练习。瞬时沉默下来，尤崇心中莫名不快。他们回到用餐的前厅，发现另外四人已经不在餐桌前。尤崇拿出手机，才发现自己错过了周轩打来的两通电话。大概是看电话始终没人接，周轩没有再拨第三次，而是直接给他发了短信。信息内容大致是。 四人已经先行前往旁边的夜市，如果游虫看到短信，就直接到夜市中找他们。游虫收起手机，简短复述一遍短信上的内容。林和西问：“我们现在要过去吗？”掀了掀眼皮，游虫语气随意：“我都可以。”林和西慢吞吞点了点头，抬头望向前方海滩的方向，半晌没有开口说话。 太阳已经彻底沉入海平面下，街边路灯接二连三的亮起。深蓝色的天空里大面积的沾染上浓郁的墨色，远处海天相接的地方，最后几抹霞光挣扎着被吞噬，夜幕还未彻底降临。他冷不丁的开口道：“我听说，海上的潮汐很漂亮。”身侧的人瞥他一眼。 没有接话。林和熙转过脸来，目光专注的望向他。你见过吗？面色微顿，游虫露出几分淡淡的了然。你想去看涨潮？林和熙收回目光，不怎么在意的道：“当然，如果你不想跟我去，我也可以一个人去。我没有说不去。”尤虫抬头看了看天色。 只是你现在过去，很有可能因为天太黑，什么都看不到。林和熙笑了起来， <laughs> 那也还能听一听涨潮的声音。尤虫没说话，垂眸扫向手机上的时间，恰好天气软件在通知栏推送了消息。尤虫点开那条消息，很快皱起眉来。半个小时以后会有小雨，怎么可能？ 林和熙面露争色，接着就下意识的答：“天气预报说这个周末都是晴天。”将亮起的手机屏幕推至他眼前，游虫道：“你自己看。”就着对方举手机的姿势，林和熙仔细看了看，似乎是即将登陆沿海城市的台风引起了天气的突发变化。眼底的遗憾很快被掩下，林和熙语气如常的开口。 那还是别去了。即便是这样，尤虫仍然还是能够从他的声音里听出微不可察的失望来。他朝前迈出一步，回头催促道：“走吧。”林和熙骤然回神，抬脚跟上他。“哎，去哪里啊？夜市吗？”尤虫道：“去海边。”不由自主的慢下脚步，林和熙迟疑的看向他。 不是说会下雨吗？你不是想去吗？四是嫌他走的太慢，有虫转过身来，握住他垂在身侧的手腕，拖着他往前走了两步。想去就去，不需要有任何顾虑。更何况下小雨又不是回不来。被对方拽着走了几步，林和熙又犹豫的出声：“我……”前方的人骤然停步，轻拧眉头，回头。 没好气的提醒：“你如果再继续犹豫不决，就真的要下雨了。”林和熙忍不住抿了抿嘴唇，却还是没能压住渐渐上扬的唇角，眉头拧得更紧。尤虫的视线扫过他的脸，语气诧异又古怪的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林和熙笑出声来：“我没有犹豫不决，也没有不想去，更没有担心会淋雨。我只是提醒你。” 抬起被游虫握住的那只手，林和熙故意伸长指尖蹭了蹭对方的手腕。你确定要一直牵着我的手走到海边吗？游虫闻言，面容轻滞，猝然松开了他的那只手腕。然而也不知道是自己运气不好，还是游虫太过乌鸦嘴，他们走到半路时，耳边甚至已经能够清晰的听到海浪拍打在海边礁石上的声音。 天空里却毫无预兆的下起了雨，水珠砸落在发间和头顶，溅起微小的水花。起初只是零星几滴，渐渐变得越来越密集，而水珠的大小也由最初的细长雨点变成豆点大小的雨珠。略带迟疑的叫住尤虫林和熙，摊开掌心接住从夜空里落下的雨水，面露困惑：“这是小雨吗？” 饶是尤虫自己，此时也忍不住冷着脸，低声骂了一句。